喂，帮帮手，试试咪先，群众先。OK，Testing 一二三，Testing 一二三。迟啲份唔该试咪啊。来吧，我什么都应承。来吧，我什么都。喂喂喂喂，够啦够啦够啦够！你咁中意唱歌咧，不如去学咗先，至翻嚟再唱啦。